叶修和包子这时已经换了马甲号，期间包子入侵、倒换装备还花了点时间，结果现在重新开始活动时，居然又和“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”撞到了一起。不过与此同时，叶修更发现了另一支队伍——家王朝的队伍。这支目前成绩还停留在五十三双袜子的队伍。 显然，这才开始今天的第一轮活动。从队伍的职业构成上，玩家们已经不怀疑这是嘉世的职业选手队。这五人队的实力毋庸置疑，哪怕是目前袜子成绩在他们之上的魏琛所领的小队，也绝不敢称实力在他们之上。当然，这是在不考虑魏琛下线的情况下。以魏琛的为人，睁着眼睛说瞎话这种事儿也太轻而易举了。 你们这次真难缠啊！陈果对于叶修方才坑杀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异常满意。这一轮瞅到叶修又撞了这二人，正兴奋，结果在看到这一轮里居然还有家世的职业队，顿时也严肃了起来。魏琛闻声转过头来，也看到了这种情况，顿时更加严肃的交代叶修：“喂，好机会啊！” 替我们好好狙击他们。魏琛要针对的当然就是嘉世的职业队。今天他们小队的三轮活动不如昨天，三轮一共拿到了五十二双。嘉世的队伍一旦在今天人品一下打出个五十四分以上，那魏琛他们的榜单上头名的位置就不保了。目前来说，这队是他们的唯一竞争对手。 甚至魏琛他们的马甲队都没有这么优异的成绩，这更让魏琛他们心里不是很有谱。马甲队也是换了好装备的，实力和本尊队其实差不了多少，但是没有打出本尊队那样的成绩，正说明这个活动任务有时受各方面的影响挺大的。魏琛他们今天三轮的成绩已成定局，不算特别强大，因此也就忐忑上了。 现在一看家世的队伍居然和叶修对上了，魏琛顿时十分来劲儿。嗯，来根烟，来来来，我给你点上。此时的魏琛完全没有平日嘲讽叶修的姿态，殷勤极了。真是巧了，选了个机械师玩，结果就遇到肖时钦。嗨，以叶老大的能耐，区区肖时钦有何惧在 秒之秒之，你别吵了，玩你的马甲去。哎，是是是。魏琛连忙回去他那边带队，继续一本正经的指挥起了他的小队。角色变换之快，让陈果只有叹为观止的份儿。包子，打起精神，开始了啊！叶修吆喝了一声。他们这一轮活动终于凑满五十人，新进来的队伍也再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 系统已经开始活动，开始倒计时。收到，包子精神一振。先看看局面，叶修说。进入活动图的两人很随意的在地图上闲逛着，就等着看局面的进展。而其他玩家呢，看过和自己同图的队伍名单后，个个都已经如丧考妣了。 变态的队伍遇一个就已经够了，现在居然一图里就遇到两个，他们倒是还不知道。事实上，那个机械师伊诺和流氓雨来了，其实正是另一变态双人组的马甲。这次的图依然是雪图，但没有遮挡视线的暴风雪，也没有耀眼的明媚阳光，是一座银装素裹的小镇。袜子可能在街道上。 可能在房间里，也可能在屋顶上。叶修和包子不急着找袜子，四下转了转后，叶修看中了一处屋顶，随即就朝那边钻了过去。就这一会儿功夫，也已经过去两分钟了，居然还没有袜子被拾取的消息。也不知道是不是众玩家积极性受到打击，开始消极对待了。 直至叶修的伊诺跳上那处阁楼的屋顶后，第一条系统消息终于闪出：第一双袜子被一支平凡小队中的一名平凡玩家给拾取了。不过说起来，目前距离开放新的等级上限不过二十来天，能这么快就练到七十五级的，已经绝不能说是很平凡了。只可惜这次他们需要对比的对象有些犀利，练级速度再快。 也只能是一介凡人了。随着第一双袜子被拾取，系统频道就好像是不淡定了一样。毕竟消极的人不可能是所有，比如说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这两位恐怕不会见到家世的职业队就消极，没准会把这当成是试金石，迎难而上呢。 消息开始一条一条的不停的刷新，初始的十双袜子很快渐渐被拾取了五双，不过嘉世队和谁不低头二人组一直还没有显山露水。不知是不是两大变态队一直没有动静的形式鼓舞了广大玩家，系统频道的消息突然来了一小波高潮，连忙两双袜子被拾取的同时，又两双袜子易主，显然。 是爆发了战斗。这时的袜子总数已经刷新到了十二双，拾取总数为七双、八双、九双、十双。各队像是发动了起来一样，突然进度变得有点快，转眼七双拾取总数就变成了十双。这当中，江王朝的队伍终于是露了一次脸。 他们通过非战斗的手段拾取到了一双袜子，都不急着出手啊，真是好耐心啊！叶修感叹着。后发制人的战术，叶修也用过，不过那也不是什么事儿也不干的，就在等。袜子的去向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掌握，甚至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。而现在呢，十双袜子分散在八支队伍手中。 如此不集中的分布，那后发先发也没什么区别了。肖时钦当然不至于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。叶修估计着他也是看到了有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后，采取了先行观望的举动，或者干脆就是和上一轮叶修的设计一样，先让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去找利好了。 但他哪知道“谁不低头”和“莫敢回首”刚刚就上过这样的当，这次看到又有强敌，哪里还会那么轻易的去当出头鸟？结果双方互相忌惮，让局面顿时变得有些散乱了。老大，我们还不出手吗？包子寂寞了很久，问道：“不急，如果继续维持这样的局面下去。” 我们至少完成了帮老魏他们狙击竞争对手的使命，什么也没干也能完成使命，太精彩了，可不是。叶修嘴上这样说着，心里想的当然不是和包子谈论的话题。眼前的形势恐怕就要看这双方谁更有耐心了。以肖时钦的经验丰富、老谋深算，叶修知道，如果要耐心守候。 他肯定是挺得下去的，但问题是，眼下的嘉王朝真有和对方较这劲儿的必要吗？他们可是拥有全明星选手的职业战队，而且是五人。他们先行观望，叶修估摸着绝对是为图省事儿。想谁不低头，二人先帮忙打点猎。如果真是因为忌惮，那可要笑死人了。 五人的职业队忌惮刚刚在网游活动中冒尖的一个双人组，这不是严谨，也不是谨慎，这样的话该说是疯狂才对。所以眼下虽然可以比较耐心，但叶修并不认为嘉王朝会做出这样的安排。果然，在没有等到谁不低头，二人先手后，嘉王朝方面也懒得这样耗下去了。 一条他们队中角色拾取到袜子的信息，拉开了他们开始出击的序幕。之前的沉寂，他们也做了不少准备工作。这一开打，瞬间就扫荡了目前已拾取的半数袜子。他们没有像兴欣的诸位那样，时不时的隐忍一下。他们可是王朝出身的战队，和普通玩家一起活动也要机关算尽的话，确实有点没面子。 家王朝的小队在掠夺着袜子，系统在不断的刷新着袜子。没有袜子的玩家小队也有大无畏的，但面对绝对强横的实力，无畏并不意味着胜利。叶修和包子两人的角色此时终于是分头行事了，不是在找袜子，而是在找人。叶修想知道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两人现在在忙什么呢？ 一直不见动静的他们，难道也消极了？这实在有违叶修和他们简单接触后的认知啊！叶修猜测，这两位肯定不会轻易放弃，或许也是想来一招黄雀在后。这样的猜测让叶修游走起来也有个方向。这两人既然想黄雀在后，当然就要盯着嘉王朝的举动。而嘉王朝呢？ 此时四下出击，当然是要盯着袜子的举动。于是，在遇到一双袜子后，叶修没有让伊诺上前拾取，而是就近找了个掩护，静静地守在了一旁，并招呼了包子过来。期间有队路过打扰，说不得也只好出手一下将他们击杀了。这双袜子成了诱饵，终于引来了叶修想要见到的人。 嘉王朝队中的角色战斗法师凌风武，此时孤身一人游走到了这个方向，看到这双袜子后，没有任何迟疑的走了过来，各种自信果断。战斗法师凌风武拾取到了第十八双袜子，此时地图中二十双袜子已经全部刷新，两双还未拾取。已拾取的袜子当中，嘉王朝的队伍已经取得了十六双。 就是未拾取的两双当中，叶修其实早发现有一双已经是落在了嘉王朝手中，只是为了延长时间刷出更好的成绩，故意把这袜子丢了出去。这种做法，留意系统公告的队伍袜子变化的话，还是可以轻松发现的。嘉王朝的打法其实很简单，拥有绝对实力的他们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延长战斗。 尽量争取多的袜子。对于他们而言，能取得多高的成绩，事实主要就看他们的耐心到底能到何种地步罢了。十六双袜子的成绩，大概还不会让他们满意。但是这时候，也已经有人不答应了。两条身影突的从后方窜出，瞬间对林风武形成夹击之势。 莫敢回首，谁不低头？